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扬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十一点零七分十九秒，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绵羊课》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苏明俊医师。医师早安！哎，四位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对，哎，麦克风我们当安利的喝啊！ <laughs> 啊，今天早上呢，在节目当中呢，看到苏明俊医师，我现在。 觉得肚子好饿哦，因为刚刚的节目应该是在吃炒米粉之类的。 <laughs> 我现在满满个鼻子都是那个非常非常浓的韭菜香的味道。哎，我突然想到过年我们就要开始大吃大喝，非常的开心。过年假的六天了，但是好像每次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呃，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因为，比如说大吃大喝或吃一些坚果类的，或者是割呃。 呃，那什么瓜子嗑太多啊，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呃酸痛的问题。这些酸痛的问题是因为颞颌关节发炎，还是因为本来就咬合不正呢？我我想这个问题哈，大家会觉得颞颌关节发炎。那这个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牙医学会有一个定义啊，就说有关这一方面的痛哦，嗯，有很多地方的痛，就是在这个附近周围，嗯。 引起的痛有可能是肌肉的痛，有可能是韧带的痛，是有可能是关节里面，就像我们那个膝关节，关节里面这边也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可动的关节里面也有很多结构，嗯嗯，这这里面的结构有一些是软骨，嗯，有一些是关节盘，嗯，有一些是关节盘里面的一些组织坚硬。总而言之，分很多种就对了啦，嗯，所以会痛的时候一定是。 有问题，那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潜伏期本来就有的，嗯，有可能是你就像我们在机场，你说到过年的时候才放大是不是？对，就 <laughs> 就像我们我我们一般的人很少出国旅行，然后没有提重的重物，那突然间在机场就拿一个很重的东西，那一下就受伤了。哎呦，那我们这边的关节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平常很少运动或者很少用嘴巴，那突然间。 用嘴巴了，嗯，那这个这个道理就像有些女生很少在讲话，很少在。那 <laughs> 有一天突然间， <laughs> 女生很少讲话了，我比较少遇到男生，还是有。 <laughs> 那兴奋的时候去卡拉 OK，嗯啊，突然间唱歌唱到老女孩吗？对，老女孩。那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嗯、所以这个就平常你没有在运动，或是突然间激烈的运动，那兴奋起来的时候，有可能去拉伤。所以过年的时候那个。 大家都在团圆，然后吃好多哦。我跟你讲，我办公室同事团过好多的年货，什么坚果啦，还有什么旺仔鸡，还是什么烟熏猪头皮之类的。每个人都订了好多好多的年货。事实上，这过年开始开心的吃吃喝喝的时候，可能跟你平常吃的量多了一些，那就会让你的咬合问题出现状况了，对不对？对。诶那通常这种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医师你们都会建议怎么处理呢？ 通常比较紧急的，大部分其实都是都是肌肉周边的问题，比较比较容易这么出现突然间紧急的。那当然有少数就是像那漏牙，嘴巴张的太大了，嗯，突然间那个下巴脱臼，嗯，这个也会紧急的，嗯，那那个就是关节盘里面的问题，嗯，所以看看要看症状，嗯，所以呃，这个要看到时候发生的症状才会知道说，反而慢性的疾病就是。 闷闷的，闷闷的，每天闷闷的这一种还比较慢性的，嗯，啊，但是如果慢性的，你突然间又给他加重症状，也会变急性的。但医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哦？是他本来就是属于这种齿颚咬合比较不正的，所以呢，导致说他在呃过年，如果比如说你吃比较多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嚼比较呃坚韧一点的牛肉干、猪肉猪肉干的时候，他的症状就会变得比较明显呢。当然啦因为。 平常有咬合不正的，它本身的功能就不好。嗯，譬如说我我们正常的咬合状态，如果牙齿关系、骨头关系都很好，嗯，一咬下去是两百、三百多个点都咬得很密，嗯，它它在吃东西就比较简单，嗯，那如果好不容易有些人前面牙齿根本咬不到只靠后面在咬，有些人是只有前面几颗在咬，嗯，他咬起来的点接触的点就很少，啊他他要，譬如说吃吃一碗东西。 它用的功能就要比人家多三倍四倍的力量，嗯那当然就本身就是一个 loading，就是一个负担嗯，所以如果说真的是你呃反而吃多了东西，然后出现这不舒服的话，真的是要去找牙科医师好好的来呃注意一下。哎，医生，咬合不正呢会出现哪一些的症状？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吗？比较常见的咬合不正哦。 其实还是我们讲到功能的问题啦。嗯，那大家有一些关节的问题跟咬合不正，倒不一定是，一定是一个，嗯一个很紧密的相关的话因为是因因为这是关节是在我们这边的附近。嗯，那咬合不正最重要的应该是心理生理。 还有外观， <laughs> 分这么多层面就对了。对，还有有时有时候是舌系带问题、韧带的问题、那个嘴巴运动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咬合不正是息息相关的，不只是牙齿，因为可以哪一方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吗？OK，那我们就从最大的问题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说，所谓咬合不正，大家嘴巴不要张开就知道它咬合不正，比如，譬如说。 地基不对，这这个是外观，是不是？外观，那有些人是厚道了，因为下巴长得很长，上面不长。嗯，那我一个病人就就说他下下，他下下下雨的时候，他最怕走在路上。为什么？因为他的下巴很长啊，那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水就直接掉到嘴巴里面去，太夸张了吧？本来就是啊，有有有，所以那不是漫画里才会有的吗？那那就是那就是要开刀的哦，那有一些人是龅牙，像戚先生啦，嗯，像茂博啦，嗯，这个咬合他也有问题啊，因为他骨头不对，不只是外观的问题，上下牙就咬不到了。嗯，那上下牙咬不到，有些还会是，譬如说龅牙，上面骨头长得比较长，嗯，他下巴长得比较小。 他除了外观的问题，有一些病人是，他没有讲，你根本不晓得，医生会知道。到了五十岁之后，嗯，他的下排牙齿会一直往上长因为没有顶到上面，他会咬到上面的肉。嗯，为为为什么会一直往上？ 因为我们，我我们，我们的牙齿本来就慢慢在长。交错的，它的那个交错的空间，它的上排没有顶到下排，于是导致于它这个状况如果越来越严重的话，它牙齿还会慢慢的往上涨。对对，那上面的牙齿不是咬到下排下排的牙齿，不是咬到上面的牙齿，嗯，它是咬到上面牙齿后面那些牙肉。嗯。 所以在相对上面来讲，那个牙齿顶到牙肉，应该就蛮痛的。啊对，在急性痛的时候，它会发炎，发炎就又咬得更痛。那甚至有些人熬夜的时候，它就更痛。他有时候又不小心咬，所以像这种病人是一定要开刀了。嗯，所以这是功能上的牙齿的问题。嗯，那有一些人是舌头也会问题。 有问题，有些人舌舌头的系带绑紧，嗯，然后舌头体积又很大，嗯，那绑紧的时候，他舌头没有办法往上顶啊，没有办法运动，嗯，所以他的舌头就一直绑着，然后往前面的牙齿在撞，嗯，撞到那那种人就越来越龅牙，越来越难看，外观也不好看，然后前面的牙齿没有办法接触到。 应该也是属会发音不清楚吧？如果舌系带那么短的话，当然，当然，舌系带不清楚，然后舌系带就是舌头跟下盘中间那个联系的那一条带子，对对，嗯，舌系带绑住了，然后讲话漏风了，嗯，然后那个甚至有些人，他只要在公车上面一笑或是一讲话，他会喷口水啊，啊，因为前面的牙齿都被撞到有空隙了嘛，嗯，然后前面又咬不到了，嗯，那。 有些人嘴巴一张开以后，嗯，他闭不起来，他就我们嘴巴闭合也是很重要。你嘴巴正常的人闭合，他会口水含在里面，就就不会干燥。嗯，那有些人就很干燥啦。嗯，这种不正咬合、除了发音，那些还会有什么？这个嘴角一直都在发炎呢。 哎，所以你你想想看哦，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来讲，我们都是用鼻子呼吸，但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因为他鼻子没办法呼吸，于是他睡觉的时候都会用嘴巴呼吸，导致于他可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特别的口干舌燥。那相对于刚刚苏明君医师所讲的，正常人嘴巴是可以闭合起来，你的口水是可以含在里面，而且你不需要特别吞咽，它就是会自然的往下流。但是咬合不正的人，他一直开开的，反而比较容易口干舌燥跟口角炎。 对啊，对啊，啊，所以所以，我我们刚刚提到了，我说第二点原因啊，是主持人很厉害，那见多识广，没有，我还没讲到，他就讲到第三个，就是像开窑各种不同的，光开窑各种不同的状况都有，嗯，像你提到这个呼吸道是下一个要讲的，嗯啊，真的， <laughs> <laughs> 我唔知，我唔知，我唔知你们东西，啊，所以所以这些咬合不正，比如说。 前面开咬，有些人是后面开咬啊。嗯，比如说前面还碰得到，后面碰不到啦后面可能因为牙齿萌芽的关系长不出来，或是因为他的舌头都往旁边顶，比如说有一些空隙啦。嗯，那那个洞就一直撞，一直撞，啊撞到那边也咬不到了。嗯，啊，所以各种不同的咬合骨架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舌头的问题，功能呼吸的问题。嗯，那太多太多的问题有。 所以这种这种问题就会一直交错，一直， <coughs> 嗯，因为骨头影响外观，然后因为外观在影响心理，然后。 在造成肌肉的更进一步的一直在改变，所以一辈子都在动的，一辈子都在变。哎，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有时候呢，女生还蛮在意脸型的，男生可能还好，没有像女生那么鼓猫。有些人说啊，我习惯用右边咀嚼，或者是用左边咀嚼，真的是会造成那一边的牙齿耗损比较多，然后那一边的咀嚼肌比较发达，造成脸一边大一边小，这是真的吗？没有，真的会有一差啊。这这这，我们又又会牵扯到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脸。 一边大一边小，有时候说我多吃这一边，其实那是结果，不一定是原因。嗯，所以刚刚我们在讲因果关系，譬如说，有些人的这个骨头，嗯，两边，我们这个关节头就是两边比起来左右应该对称嘛。嗯，那有些人可能跌倒撞到了，或是因为受伤啦，或是因为各种。 单边趴睡，那长久以来，他骨头的发育就会慢慢的偏向一边。那开始偏向一边的时候，就开始要因果关系，因为偏向一边，他一边会咬的比较不好。嗯，然后他就又习惯了用比较好的那一边。哦，那用则进啊，不用则废嘛。嗯，那那边肌肉又更。 更大了，所以它肌肉看起来又更大，另外一边就更萎缩了。哦，所以如果说你的脸一边大一边小，它肯定是个结果，你要去找出正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结果引起咬合的代偿作用，一边咬得好，然后再造成肌肉的不平衡。嗯，所以就是因果关系一直在一直在变，有些是因为原因开始，嗯，那如果是因为肌肉先开始的那个。 看起来比较慢，嗯，他如果是因为骨头撞到的，嗯，在小孩子撞到，他马上两边长得就不一样了，嗯，那再引起肌肉，这个就会比较严重，所以各种不同的原因。 造成的结果，嗯，是会循环的。哎，所以呃，医生，我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哦，因为我想蛮多年轻人想矫正呢，是因为他们真的会觉得在乎说，呃，自己的外表看起来要够端正，那比较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观感。但是我觉得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会想要矫正。 不一定是因为外表，蛮多人是因为他开始真的发现说，啊，那 b o 乐 e y 哈，这个咀嚼正常的呃日常的饮食功能都有影响了，所以他开始觉得说，诶需要来矫正恢复他可以正常进食的功能。可是像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要来做矫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前提是要先来矫正他的牙周病，对不对？牙周病应该也是成人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对，没有错，因为我们。 国人哈，我们台湾人哈，最大的毛病，无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牙周病。嗯，我们在国家考试的时候，会一定有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认为缺牙原因最多的，大家都以为蛀牙，嗯，其实不是，是牙周病，是牙周病哦，是牙周病哦，对，是牙周病。 <laughs> 会这个，你就可以去考牙科考试，答那那那牙周病，在以以前大家都不太重视，后来现在才知道，大部分我们。 国国人都是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牙周病了因为大家不太注重。嗯，那牙周病就会造成蛀牙，就就开始那个松动，牙骨松动。嗯，不一定蛀牙，但是会造成那颗牙齿松动。对，那早期大家又不重视，很多人就说啊，把牙齿拔掉，拔掉以后就开始问题就出来了，有些上面的牙齿就一直往下掉下来，往下长。嗯，啊。 同一排的牙齿就会往旁边倒，嗯，那倒了以后，他的牙齿更松动了，嗯，那所以到最后就是像主持人讲的。 功能就不好，那不能吃东西了。所以你不要再问我们说，拔掉了一颗牙齿，我到底有没有需要补呢？那植牙好贵啊！如果你问苏苏医师的话，他的答案一定是要补。 <laughs> 对对，因为防微杜渐嘛。嗯，防微杜渐，你开始有一颗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去，不然以后会更多。前排都是问题，很像骨牌效应一样，真的缺了一颗，它是一个上方左右。 对，还还有前后都会去影响到的一个互相对称的关系，对不对？对，嗯。那那以前大家都是除了牙周病的可怕之外，哈，开始就会那个牙齿会松动嘛。嗯。那松动又更不愿意去咬，那咬的就更不好。那一般我们牙周病还还现在大家都提到一个问题啊，很多牙周病其实除了公那个。 牙齿刷牙之外，现在发现很多情绪上的紧张、的压力的糖尿病的系统性的毛病也很多，也会引起糖牙周病。对，等一下，糖尿病我可以理解，那其他的疾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情绪压力也会引起牙周病啊？所谓情绪压力，就是我，我们看到很多的上班族，很多的女强人。 工作上能力很强，男生也有好吗？那那我们知道，骨头的发育、骨头的再生，其实是要身体要健康啊啊啊！当你有免疫性的疾病的时候，那这些免疫性当然你情绪性的紧张，就可能免疫系统的。 不平衡嘛？啊，后天的免疫系统失调，对对，所以这一类的毛病也非常多，嗯在以前很少。哦，在以前那个不是工业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大陆的人或是以前的人，刷牙不太好，但是情绪性紧张、免疫性骨头破坏的不多。嗯，现在越来越多。嗯，因为他免疫系统不好。那我们很简单的，我们。 除了情绪性的免疫系统不好之外，你看抽烟的，嗯，我们看到很多病人抽烟的，嗯，他的骨头愈合就很差，嗯，们要矫正牙的时候或矫正的时候，不一定植牙。比如说我们我们我们要矫正啊，这个病人抽烟抽的，我们叫 heavy smoke，嗯，就是抽烟抽的厉害很厉害，嗯，那那个骨头在移动的就比较慢，嗯，因为我们骨头牙齿要矫正要移动的时候，这个他一定要。 骨头要有 metabolism 嘛，要有代谢。嗯，那这边往这边移动，这边骨头一定要再生。嗯，那有些人就移不动，速度非常的慢。嗯，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重视这些免疫性的身体不好的人，我们都需要他不只要。 早睡早起，嗯，身体要健康，嗯，而且不要抽烟，嗯，那你才有办法解决他这个骨头的问题。很妙哈！你要想想看哦，这个蛀牙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不就是牙齿本身的问题吗？但是事实上呢，有时候像这种呃，不管你是要做齿颚矫正，要做后道要整理，或者是说你的那个龅牙要做呃齿颚矫正，甚至是说你要去植牙，那个最关系最重要就是你那颗牙齿是否健康及。 下面的骨本是否好不好，对不对？那都跟医生刚刚所讲到的，你没有想到哈，跟糖尿病有关，跟压力有关，跟你是否有抽烟有关，跟你的生活作息有关。因为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好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骨本去植出一颗很好的牙。那就是考验医生的技巧，或者是为难医生了，对不对？对对，那个其实很辛苦哎。所以，所以，比如说我们光看 X 光啊，我们即使看那个那个。 电脑断层的，你看他的量是一样的不太好，嗯就是一样的好或是一样的不太好。嗯那一个压力很大的董事长，一个压力很大的的人，一个熬夜的，一个抽烟的，跟一个免疫系统正常的人，你看 X 光看得出来啊？不，刚开始是一样。我我假设说这个病人是同样的状况，但是两个族群。 在移动的时候，有些就比较慢，甚至有些骨头它再生能力不好，它移动的时候骨头就会破坏比较厉害。 哈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有关于你的直牙或者是齿颚矫正的部分呢。然后特别来跟听众朋友呢来了解一下。所以再回到我们，其实前面要聊的是牙周病啊，你 <laughs> 把我带到这边来了。牙周病的治疗对于齿颚矫正或者是对于呃在做那个咬合不正的这一些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要先治疗好牙周病吧。非常重要。像我们我我我我们的 case 啦，就是我们诊所的 case。 我们医院的 case 都一定是这样子。那牙周病开始做做检查，我们每个病例都第一个要照 X 光，所以有些病人说：“啊，你干嘛要跟我照 X 光？”或者或是一定要做这样检查，因为 X 光之后，我们在做检查是非常详细的。因为一颗牙齿，我们会量四个面，嗯，四个面，然后比如说一颗牙齿它有四个面嘛，内侧、外侧，还有眼侧、近心侧，另外那个角。 那个角落，nine angle，嗯，那个角落都要先一颗一颗去刮去看，嗯，譬如说他有没有牙周囊袋，嗯，他的囊袋，我们在讲囊袋，就是说他到底多深，正常是两毫米的，嗯，然后他口水自己会清干净，但是囊袋如果很深的话，嗯，这个病例就一定要先囊袋消除，牙周病解决才可以矫正，嗯，不然他这个囊袋会越深，嗯，所以。 囊袋很深会怎样？囊袋很深就像一个垃圾袋啊！嗯，所谓囊袋就是 blind，就是没有开口了，上下没有开。囊袋就是哦，就很像浓在下面，垃圾桶掉进去，只有进而没有出。对，只有进没有出。哦，那个你看他牙齿好像正常的，但是他的囊袋就很深的时候，嗯，这些吃的东西就会掉到里面去啊，它出不来。那如果囊袋超过三 m i m 四 m i 病人刷牙都刷不干净了，因为就必须要靠医生去把它洗牙、清干净，然后把它发炎状态取消。哦，原来这就是我们自己刷牙做不到，然后需要洗牙来帮助我们的地方，是不是？对对，嗯，这也是预防牙周病非常重要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治疗治疗的步对治疗第一个步骤，嗯，预防是刷牙、净干净是正常的，我们叫做。 牙龈沟，嗯，如果还不到深度叫沟，嗯，啊，如果深度叫袋子，嗯，叫囊袋，嗯，那囊袋在更深的时候，光洗牙，光医生在用那个手洗都还洗不干净啊，嗯，因为它可能速度不够快，嗯，就必须要做牙周的囊袋切除，嗯，把那个袋子发炎的地方消掉，嗯，然后还是恢复到正常的两米米米的。 高度，嗯，那有这样的评估。 嗯，那我们才开始牙齿移动。了解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呃，跟听众朋友呢聊到的是有关于咬合不正呢，也聊到有关于牙周病的部分。刚刚医师有说了，不管如何呢，你要做任何的矫正或者是治疗之前呢，请先把牙周病治疗好，因为牙周病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其实如果真的有牙周病的人，并不一定会有任何不舒服的，呃，蛀牙一天了哈。那牙周病还不一定会痛，但是你就无声无息某天，哎，有一颗牙齿松松的，哎，它就掉下来。 来了，那其实每一颗牙齿都是非常的宝贵跟珍重的。你去问每个牙科医师，他都会说自己的牙齿是最好的，绝对比那个。 种植的假牙来会来得好哈，所以呢，一颗牙掉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珍贵，代价很大，对，代价很大。 <laughs> 所以牙周病是隐形的杀手，那隐形的杀手很多啊，骨质疏松症也是啊，对不对？对，没错。还有像代谢性疾病啊，免疫疾病。对，还有像比如说呃，我们常讲的肝病也是属于隐形的杀手啊，肾脏癌也是啊。对，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而已啦，每一种疾病都是无声无息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比如说像定期的去牙医那边做检查。 以及定期的洗牙。那在做做任何矫正之前，我们都要先把疾病做一个彻底的治疗，然后再去进行矫正。哈，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开放我们的扣音电话，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牙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苏明俊齿颚矫正专科诊所的院长苏明俊医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欢迎回到《名扬科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苏明俊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咬合不正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呢，有关于呃龅牙、厚道，或者是呢呃牙齿啊排列不正，或者是呢有关于哦，我觉得最多最多人。 会问的就是拔智齿，因为拔智齿是到三四十岁还会遇到的问题哈。还有像呃拔智齿方面的问题、植牙方面的问题、牙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苏明俊医师。我们的科应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一边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一边我要先请教一下苏医师。哎，我们那个常常。 蛀牙之后就会做一个固定假牙，对不对？单颗的那一种。嗯。但是如果你要做齿颚矫正排列的话，那那这种固定式的单颗假牙会影响到你的排列吗？因为一直脏赫赫的在里亚内被当哎。那个单单颗的那个，到你说植牙吗？种进去？啊，不是不是，我是说做牙套，做牙套的那一种。OK，那个反而没有影响，不会影响到排列的问题。对，那个那那个还好，反而是植牙种上去，那问题就。 开始会很大的麻烦。为什么？譬如说哈，牙套还好动，我们那个牙套它的根是本来就存在的根，牙套自己的牙根，对自己的牙根，那个只是牙冠。嗯，那根本来就会动啊。嗯，所以你要矫正对那个没有影响，除非说那一个做的很差，它形状以后要再重做再裁判。但是如果你植牙，譬如说，其实旁边我们现在看到蛮多的，就是说病人有厚道或是。 旁边的牙齿都歪，或是牙齿很乱，那你那个咬合其实就不好。要做单颗的植牙，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要移动它。嗯，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左边歪得很厉害，那右边少了一颗，还是旁边还是歪的，那又把它植上去。那我们正好，嗯，那一颗其实不要植牙。其实简单来讲是地基的问题，因为植牙的那个地基它是它是。 固定了，它就不动了。对，那其他啊你不能移动啦。你做那个假，那你做那个牙套、牙冠的那个里面的那根牙根，它还是可以动的。对，它可以动。它还是有灵活度的。所以对于矫正医师而言，牙假、呃牙冠、牙套不麻烦，麻烦的是植牙的那个。对对对。所以要植牙之前，先给矫正医师看一下。对，应该要。好好，我们来接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医师哦，那个我有有点轻微的牙周病了，然后。 那个对要去诊所，他是说哈，要治疗这个牙周病，轻微的牙周病，然后打四针，分四次才有办法去清除啊。那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合理或不合理。你说打四针是什么意思？啊，他分四次啊，四次清。分四次有可能啊，因为如果说我们牙周病的时候哈，我们通常在清除的时候都，我们把它称为四个象限啊。嗯。上下左右。嗯。那一边如果要要清的话，就会不是一。 如果比较厉害，要做什么？你一次做病人也很辛苦， <laughs> 然后可能啊张很久，可能健保的几户费用也是问题，所以很多都会分成四个 quarter，四个象限，就是分四次来做是正常的。对对，而且很多病人啊很久之后的落 a 还啊关关节就受伤， <laughs> 关节就受伤，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平常没有动、没有嘴巴张开。 那你突然间张嘴巴张很大，所以一般我们医生跟病人做的时候，大概二十分钟一定要让他休息一下。 <laughs> 看病人，有些病人要告诉他，你平常下巴有会不会很会不会经常运动？没有的话就要，就要让他休息一下。对，不要一下让他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嘴巴。 那一次就受伤了，不然他牙齿好的下巴坏了。对啊对啊对啊。 <laughs> 好，我们来接陈小姐，你好，陈小姐，思维，哎，你好，你们好，你好，我想请问哈，我那个智齿后面上下智齿都拔掉了，需不需要做牙套或者做假牙呢？是刚好对称的吗？对对。哦，好，OK，我们请医生。通常智齿。 的咬合功能是不一定不不一定需要啦嗯，不一定需要。所以如果光是智齿拔掉是没有关系，嗯。但是现在我们刚刚思维提到了智齿的问题，哈，现在矫正医师对智齿有更多的变通的办法，想法。 <laughs> 对，因为早期矫正不太方便的时候，智齿也都拔掉，嗯。然后前面的大臼齿又拔掉了，嗯。那刚刚陈小姐提的问题，如果智齿拔掉不可惜，但是假设。 前面第一大臼、第二大臼是有坏掉的，嗯，那智齿千千万万，尽量看看医生能不能把它保留。嗯，我们有可能你是要把智齿往前拉、往前移动、代替大臼齿，是不是？那假设这个前面的大臼齿刚拔掉一年两年，那骨头还可以移动的时候，我们智齿有办法把它往前移动。哦，那就。 就可以省掉做假牙钱，前提是智齿要长得好哎，蛮多人的智齿是横着长的，对不对？你要那个智齿横横横着长没关系，我们怕智齿的形状不好，有些智齿是畸形的。 <laughs> 那如果他的骨头那个牙根够长，所以也有很多病人哈，要长出来才知道。像像像思维刚刚提到的，我们接到很多口腔外科的医生要来。 我们帮他，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前面的第二大臼齿坏掉了，然后智智齿又水平躺着，然后病人医生又叫他拔掉，结果口腔卫生、口腔外科医生看他要拔那一颗牙，因为牙根很长又水平躺着，开刀的医生都不敢开，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下颚神经孔，下颚神经孔就有血管有神经。那来找你们，你们敢开吗？我们不，他他们会拜托我们怎么样了？我们把那个智齿。 扶起来，把它移动，把它往前面移动，离开那个神经孔，也太神奇了吧！还可以用，可以把它这样挖起来啊？不是，就把，因为它它的牙根是接近那个神经孔嘛，嗯，但是我们挖只是开一个口，在牙冠上面，我们只要可以粘一个矫正器，嗯，那我们会用线把它吊起来。 慢慢的移动，可以把它吊起来，本来就可以移动。这像不像在抢救树木？ <laughs> 所以所以我们都会有那种掉线。矫矫正医师做很多啊，我们做很多就是一定要把它可以救起来就救起来，前面的牙齿。 因为蛮多那个臼齿使用率是非常的高的，蛮多人臼齿会坏掉或者是蛀牙蛀掉，但是如果有智齿来帮忙协助的话，那也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哈。好，我们来接王小姐，你好，王小姐，是喂医生你好，嗨，嗯，我想请教的是有关牙缝的问题。嗯，好，我吃饭都常常会。 牙缝里头都会塞塞东西哦，啊，很难说。嗯，那我现在就请教医生说，这个牙缝可以用什么东西跟它补小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你是在哪里跟哪里的牙缝？呃，上面、上面、后面，就是反正后面第三根吧。啊，好，OK，谢谢。哎，这种好像随着年纪的增加，很容易塞牙缝，为什么？这个牙缝的问题哈，其实譬如说我们，我我们。 我们平常正常的话，嗯，那个不叫叫叫叫叫做什么？嗯，比如说我们牙齿不是一个四方形的，不是不是四方形，要记住，我们在每一颗牙齿在比较靠近牙齿咬合端的时候，嗯，比较宽，嗯，到接近牙肉的时候比较窄，嗯，那如果年轻的时候那个牙肉是补。 那个动作贴合的，那那个叫牙龈乳头。年轻的时候牙龈都是紧贴着牙齿的，但是到年纪大，牙龈会萎缩，是不是？年纪大生理现象，或是有些人刷牙刷的太厉害，或是牙周病，他的牙龈乳头会消失，就往下降，降下来那个地方就保证百分之一百会塞东西，然后就出现洞了。对，那该怎么办？怎么补？那那现在在比较爱漂亮的人，我我们还还是有办法，我们会把。 <laughs> 你们怎么做啊？我们有些有些医生会去把他说应病人的要求把它缝，用补牙的方法把它补起来，但是补起来反而不好。为什么？因为补起来以后它没有动了，但是它变成不是一个正常的形状。因为我们如果有缝，那你去用牙线去清，可以把脏的东西清干净。嗯，那。 甚至于我们叫病人，你就保持这样刷干净就好，清干净就好，它它不会牙周病。嗯。那你如果把它缝弄起来变成，它会补成一个等于是补成一个四方形，然后你用牙线去清就不好清了，对，然后然后底下有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藏污纳垢清不掉的，变成变成底下是四方形，但是根肉这边是卡住的。哦，所以反而不要用补牙的方式去把它填满，矫正的方法可以做。嗯，矫正就是说。 矫正的话是把这个牙齿，嗯，那个梯形的把它修成比较平行，嗯，那不会在牙肉底下会造成一个阶梯嘛，嗯，然后再把它关起来，嗯，那它的接触点就降低了，嗯，这样了解意思吗？嗯，了解了解了解，就不会说在牙齿的。 上方嗯比较宽，下面不宽，嗯，变有一个洞。啊，用修成梯形呃修成直的这个方式啊，对，修然后再让它靠近一点，然后靠近，那靠近底下不会像说用补的有一个有一个，我们叫叫叫那个。 啊， <laughs> 我我我不是牙科医生，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像你刚刚会有一个阶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啦。藏污纳垢的阶梯，那这个地方好像造成更厉害的牙周病。OK，好，所以呢，呃，这个是你可以跟你的牙科医师在进行讨论的啦，哈。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勾音进来，客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苏明俊医师，各种有关于呃。 龅牙，或者是厚道，或者是咬合不正，还有一些人呢是腮帮子两边不平均，甚至是一些咬合不正，还有一些人一直咬到那个嘴边肉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所以医生，呃，我想问一下的是，呃，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牙缝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人是像，比如说像啊，马丹娜是天生那种牙缝比较大的，对不对？那那种牙缝，当然你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有些人比如。 说马丹娜就觉得这是我的特色嘛，对不对？但有一些人是长大成人呢，他的牙缝还是非常的大，这都有办法靠着齿二矫正把它关起来，是不是？这个这个也是好好几种原因，嗯，比如说你你看到那个缝，只有门牙上排有缝，是不是？嗯，那有好多原因呢就是要针对那个原因，嗯，比如说有些人旁边的侧门牙，嗯，比较小畸形，嗯，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人。 嗯，侧面牙比较小，然后他在门牙在推的时候，嗯，一定是大门牙往旁边挤嘛，嗯，因为中间推的力量，它一定往旁往旁边，中间那个缝就跑出来了，嗯 <laughs> 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人是上那个两个牙齿之间有一些叫做多生牙，嗯，他把那个中间挤掉了，啊，卡一颗牙齿在那边。那另外有一些人是。 这边的唇系带很厚。嗯， 所以要看一下你的原因是什么。要程序都要先把它修掉， <laughs> 然后这个缝才关起来。苏医师很可爱，因为哈一尬车尬修贼啊他都在教那个牙医系的学生啊， <laughs> 所以他开始对着我都一直比手画脚。我心里想说，喂 <laughs> 我我们不是直播，但那种那我们如果是直播的话，下次要把镜头一直对着苏明静医师，因为他真的是很像在上课，我都觉得我很像是牙医学院牙医系的人在备上课一样，他就很认真的在比划，哈哈。艺术就是有。 很多的原因啊，我们找出正确原因是什么？ <laughs> 我们来接赵小姐，你好，赵小姐，喂，你好，哎，请说。呃，也是牙周病的问题哈。那它大部分蛀都是从牙肉的牙根、牙肉这个地方蛀哈。那我们不管用牙尖刷怎么清洁，它还是会一直牙持续牙龈流血，然后整个里面甚至神经慢慢就会被蛀坏掉，然后牙齿也都不舒服。那有没有办法说，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戴牙套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吃东西戴牙套，对你说特呃，这有特制的牙套吗？医师，我不是不了解。那你讲什么？因为两个问题嘛，一个是牙周病是牙周病的问题，蛀牙是蛀牙的问题。那如果在牙根附近或是靠近牙齿、牙肉附近蛀牙的话，那当然不只是牙周病的问题，因为那个地方蛀牙它应该那是牙周病的问题。他说用牙尖刷的清不干净啊啊，就是又又砍半一个蛀牙的问题啊。 哦，好他刚刚刚有提到说，就那个地方又又造成那边蛀牙嘛。那蛀牙那个地方就很粗糙的表面，我们的叫做牙菌斑就会累积。嗯。那牙菌斑马上就会变牙结石。嗯。那你再怎么清都清不掉了。嗯。所以就要靠医生去把牙结石清掉，然后把那个蛀牙补起来，然后把那个牙齿的表面光亮。 嗯，然后再把牙根有粗糙的地方，也要把它叫做牙根刮除术。嗯，把那个牙根清的很很亮，不会再积脏的东西。嗯，那之后再把那个牙肉肿的地方，再把洗牙或是做牙肉的囊袋切除。嗯，那这样才有办法健健康，才有办法保持。不然的话，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啊，一定要请医生来做治疗。就是我刚刚讲的。 牙齿表面要光亮，牙根表面要光亮，牙肉要发炎消除。嗯，囊袋要消除。嗯，好，呃，这是回答您的问题。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先来。 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明安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苏明俊齿二矫正专科诊所的苏明俊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咬合不正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呃厚道、龅牙或者是咬合不正，还有有一些人是有关于植牙、牙周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苏明俊医师，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现在接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呃，主持人好，医生好。 哎，你好！呃，两呃两点请教。第一点就是我们进食完应该在多久时间一定要刷牙？啊，好。那第二点就是，呃呃，我个人那门那个啥呃，下门齿的后面，那他呃，其实我认为我自己刷牙的习惯应该蛮蛮呃正确的。嗯嗯。但是如果这个下门齿的这个后就是内侧。 嗯，那它的结牙速度特别的快。嗯，好，就是呃呃结牙的事。那请问，那医生的讲就是说，呃，因为这方呃这个厦门齿的这个地方分呃分泌物，口腔的分泌物是比较多，所以它非常的容易结牙。嗯，呃，那这跟刚刚苏医师所讲的，就是说让它这个让它表面很亮很光滑，就不会结牙。那这个彼此间。 好，我请医生一一起回答你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嗯，好，我我想跟你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舌头，我们厦门牙的舌头那边有一个叫做舌下腺，嗯，我们唾液腺有两个最大的腺，那边很容易有很多的口水。另一点是在我们叫做腮腺，像一般人家说腮腺炎嘛，晶体导病，就是在上颚大臼第一大臼子的旁边。 这两个地方就是最容易牙结石的地方。那我们牙结石形成，这样刚刚你提到了什么时候开始刷牙？第一个，我们食物吃东西下去以后，里面有糖类、有淀粉，那马上就会在上面有一些比较粘稠的，那你马上就可以把它刷掉、清掉，在三十分钟以内，它很容易清掉。如果没有清掉，它就会变得粘稠。 那粘稠的时候，这这个时候有些人的口水性质又不一样，有些人是口水又很粘稠的，它很容易又把它这个地方就变得更粘。那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多的舌舌线，嗯，但是在厦门呀这个地方，就随时又很粘稠。如果你讲的这个，你一定是舌头那个舌下线又很粘稠的，就很容易去搭在上面，搭在上面之后，经过。 一段时间很快就变牙结石了，嗯，所以有些人就一定要一定要马上清干净嘛，所以我我我都一直建议哈，最好赶快刷牙。那如果来不及刷牙，你至少赶快清一清漱口，嗯，那那个黏的东西就清掉了，嗯，这样了解吗？好好，OK，我们来接下一位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志伟您好，是师你好，你好，请说。我女儿她将近三十岁哦，嗯，她就是有一个兔宝宝牙，小就是抱抱的，嗯，然后有些微的那个护斗，嗯，就是很轻微的，嗯，我想请问一下，她现在可以矫正吗？那矫正需要多长的时间？你你刚说她几岁？ 嗯呃，二十九，二十九岁啊，好，OK，谢谢。二十九岁是一个很好的年纪啦。那照如果照你讲的这样子是是 OK 的，矫正期间大概两年左右，如果没有太太大太大的问题的话，那因为。有一点厚道，轻微的，看起来勾嘴勾嘴，那下面俩可以往后退。嗯，那前面的。 牙齿，兔宝宝的牙齿，它一定是两个凸出来，然后两个侧面比较凹，那都可以把它排整齐，没有问题。嗯，好，呃，这是回答您的问题。我们来接下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哎，你好。哎，请说。请教医师哦。好，我呃那个六十八岁哦。嘿。啊，二十年前有做过那个放射线口腔的那个治疗哦。是是。他现在牙齿都掉了差不多，剩下前面九颗，上面九颗哦。嗯。 啊，我要请医师哦，因为我唾液没有什么唾液，晚上都很干哦，还要怎么保养？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那个做牙套哈，嗯，呃，好像一般有牙套有一颗两万五、一万五的，还有九千的啊。我要请教医师，我要做什么牙套比较好？哦，好好，两点，谢谢，谢谢，谢谢，嗯。好，因为你的放射线照射哈，那照射的量。 通常诊断性的就比较少量，但像你这样有经过治疗的放射性的治疗，它的骨头一定会破坏，牙齿一定会破坏。那剩下九颗九颗已经算不错了哈。那你现在就有就是说，因为经过破坏的时候，他这这些病人有时候骨头再生本身就不太好，体质就不好，所以你要好好照顾，好好照顾就是说。 好好去评估这几颗要怎么分布平均。那在做假牙倒是费用的问题，就是你要跟医生自己做商量，因为各种不同的费用，它的它的适合度不只是价格的问题，设计要排在哪个位置，哦，那个应该是更重要的。那至于质量的问，质地有些喜欢用金的，有些人喜欢做用半金属的，有些喜欢这个价格就。 看自己去去去了解。OK，好，嗯，我们来接林先生。林先生你好，两位好。哎，请说。我那个左边的上排牙齿啊，啊，莫名其妙的这个大大臼子第一颗大臼子是柱子旁边啊。嗯。那么有一个住住的地方，嗯。结果他帮牙医师帮我做完以后了，嗯。哎，以为解决问题了，但是那个还是会痛。 嗯，结果他说那个是本身智齿没问题，是三叉神经看另外一个牙医师，哦，三叉神经的问题就把我那个上面的智齿啊拔掉。哇，好，那么拔掉以后就没事儿。嗯，好，那么拔掉以后下面的智齿啊，我的下面的智齿是是水平的。嗯，那现在咬合呢，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讲啊，我下面的这个水平智齿啊，旁边那一颗大臼齿。 也有蛀牙，那么他先把我的蛀牙做好了。他说叫我说要把那一颗水平智齿，要找个时间把它拔掉，因为那个缝啊会越来越离开。嗯，那有的有必要拿掉吗？还是说保持着，等那个大臼齿啊蛀蛀牙蛀到那个神经的时候了，再来做其他的动作？哦，好好好，OK，谢谢你。通常你这个第二大臼齿下排的第二。 下排的第二大臼齿哈，就要看这个智齿有没有受有没有影响到它。有些人智齿会跟第二大臼齿接触到，嗯，那如果没有骨头，全部没有没有影响，那还好。有些人是长出来一半，或是那个肉可以看到那个牙齿，或是在 X 光上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太接近，然后会暴露出来。 虽然肉盖住了，但是那个距离很浅，那到时候一定又会破坏到第二大臼齿，所以该拔的时候还是该拔，嗯，不然到时候连第二大臼齿都破坏掉了，嗯，那你上面牙齿如果又没有对咬，那要赶快去想办法把上面那个看到直牙或者做假牙，不然你下排的这一个没有对咬，它又会往上涨，所以还是要正确的诊断，正确看 X 光。 应该可以马上很很迅速的正确判断。嗯，好，啊，就是回答你的问题。我发现大家对于到底要不要拔智齿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不一样的这个疑问，对不对？其实要看每一个 case 各自不同的状况，因为医生一看就知道了，不用猜的，也猜不出来。 <laughs> 啊，还是要照了 X 光之后，就会清楚的知道说，你的这个智齿跟前面那一颗呃第一大臼齿或第二大臼齿，它的一个相对性的位置跟关系要如何去做调整。我们可以有一百个不同的状态，真假。 <laughs> <laughs> 哇，脑袋哪能记那么多啊？ <laughs> 哈，但是还是要最重要的提醒大家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咬合不正方面的问题呢，现在的咬合呃矫正的技术都已经是非常好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子让大家就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或者是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到底需不需要矫正，以及要如何矫正，矫正的时间多久，这些事情都还是要请大家去找专门的齿颚矫正专科的诊所，来找医师好好的做一下的咨询，在。 拔任何牙齿之前，在植任何牙齿之前，都要跟医生做一下讨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谢谢苏敏俊齿颌矫正专科诊所的院长苏敏俊医师，感谢医生，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